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话。我们请到了电信专家王老师，让他跟我们说说电话。大家好，很高兴。 能与大家分享关于电话的故事和知识，王老师，我们都知道，只要在电话键盘上拨下一组数字，就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人互相通话了。电话是人类一个了不起的发明，它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。可是，王老师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电话是怎样工作的吗？电话是通过电话网来工作的，这个网由电话机、电话线和交换机组成。 当我们对着话筒说话时，电话机会将声音转换为电子信号，并传达到电话局的交换机上。交换机再将这些信号输送到和我们通话的电话机上，由那部电话机把电子信号还原成声音。那拨打电话为什么有时会占线呢？因为每个有线电话机都需要一对电话线传送声音。 可是电话线可以通过的信号是有限的，当通过电话线的信号太多时，就会产生电话占线现象。当今科技发展很快，已经出现了可视电话，这又是什么原理呢？可视电话非常神奇，使用它时不但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，还能够看到对方的模样。可视电话也是用电话线进行信息传递的。 只不过，它将声音信号与图像信号合并在一起传输出去，并通过电话两端的摄像管扫描还原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对方了。六、关于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七，电话是通过什么来工作的？八，电话机会把声音转换成什么？ 九，拨打电话为什么会占线？十，为什么说可视电话非常神奇？